锵锵三人行，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个李玫瑾教授啊，著名的犯罪心理学家，还有我们的这个我的记者朋友啊，付建峰啊，我们呢听李老师给我们这个侃了两集啊，觉得真的是讲的非常好啊。你说研究犯罪心理学研究了三十年啊，三十多，那一定接触过很多这种恶性杀人的啊，对，所以咱们老觉得就说不能理解啊。 你你接触这些人呢？他们有相似性吗？这些个杀是杀人的。嗯，有些人吧，说句实话，我都想隔个那个沙发扇他俩耳瓜子。为什么？有这样的，就特别可恨。你比如说，这个曾经有一个系列强奸杀人的一个犯罪人，他自己生活条件很好。然后当我问他，我说你这个行为，你为了几分钟的快乐哈，你把一个可能是一个母亲，也可能是一个女儿。 你就这么轻易的把人了断啊？我说你，你不觉得你太残忍吗？他说什么？他命中就应该是逢我克他们。啊！所以，我真的那时候我真的就想，这种人你就没法跟他交流。嗯，他是神经病吗？不是啊，他过得很好，他自己还有家庭，有妻子，有老有老婆，过得很好啊。这是一种。嗯。当然，还有一种呢，就是你看现场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可恨。 包括马家军的现场也是这样，打开一个柜子一具尸体，打开一个柜子一具尸体。我跟你讲，警察和这个就是检察法院不同在哪儿？我们大量接触被害，对，所以当你接触被害，尤其接触现场，你比如有一个警察跟我讲，他说我见那么多现场，我都已经就是麻木了。但是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现场，一个四岁的小孩蜷缩在那里，他说我一个星期吃不下饭。 那那真是，所以就是说，我们对于这个犯罪的那种憎恨呢，就是确实是因为你是两头啊，嗯，所以我们和律师还不太一样，因为律师他主要就看到可怜的被告人啊，那么但是你你研究这个犯罪的时候，你见到他本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也是一个很可怜的人，哦，就刚才我讲的有些犯罪人格的人，你比如有一个犯罪人，他的特点是什么？他作案是属于先杀后奸，然后还在墙上写字。 啊，就是对社会写的恨社会等等。那么后来我见他呢，他才一米五九，这个儿很小。啊。那么当时我们分析这案子，他们就问我说，这个人是不是变态？我说不是，因为从他尸体上来看，没有变态的行为，他就是一个性侵害。他们就问了，那为什么先杀后奸？我说一定是这女的活着打不过，所以就这点我分析这犯罪人个儿小。抓着他就是一米五九。哎呦。那么这个犯罪人，你再跟他聊，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一米五九了。 他妈妈是，就他爸爸是一个首先有问题的人，就是说他又抽烟又喝酒又赌博，然后还经常不回家。你赌博嘛，经常就一宿就不回。然后这种人肯定找不着对象，最后没办法就找了一个精神上有点问题的一个女的，然后生了这么个儿子。这儿子很聪明，结果呢，妈妈是经常就走游走了不回来了，然后爸爸还是不回家。他从小奶奶管了一段时间，他最感情深的就是奶奶，但是奶奶八岁去世了。 嗯，我问他小时候这个亲情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儿？他当时十岁就流浪，到外面广州警察把他收容了以后呢，给他家打电话，他爸在电话里说什么？是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，我反正不去接。这孩子当时就听到这话，警察说你们家怎么这样？然后呢，后来我让他回忆这段时间，他就讲，他说我有一次发高烧。 我烧子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奶奶背着我正在爬山，就带她去看病。她说下大雨，啊。再醒来的时候就我们俩一块儿从山坡上滚下去。奶奶已经七八十岁了。她说我到现在这幅画面，她说到这时候，她自己的就已经眼泪都要出来了。因为犯罪人很少在我眼前流眼泪。嗯。当时我听到这一幕的时候，我脑子在想一个什么事情，就是当人在弱小的时候没有被善待的话，你怎么能指望他大了会善待这个社会？嗯。 善与恨，其实我觉得都是相互传递的。所以，对犯罪人格是怎么出来的，就是这样，就是他从小这个挣扎。因此，我就讲到这个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啊，这个我们这个问题，虽然我们有个未成年保护法，但事实上我们怎么去做操作方面，还有真的是漏洞很多。这个国外好像还有研究，这种犯罪人格跟基因、跟遗传有关系吗？有啊，这是刚才我提的第一类。 反社会人格，也就是最早我们有一个学者叫龙布罗梭，嗯，他提出天生犯罪人，对对，天生犯罪人什么意思呢？他不是拍拍脑袋出来的，他是个军医，然后那时候监狱里呢经常有这种情况，就是这个犯罪人要执行死刑啊，要找个医生来验身，他就干这活的，但是他是医生，他特想找这就像我们一样想找样本研究的人哈，然后他跟这个行刑官说，这人反正死了也没人管，因为犯罪人嘛，大家都很恨，家人都不想要他。 说我能不能先做个尸体解剖，你再埋？那刑官说好，你就研究吧，然后我支持你。他这样解剖了三百多具尸体，哦，最后他出一本书叫《犯罪人论》，其中就谈到了犯罪人的一些生理上的特征，包括颅骨，就是中国不是有面相吗？对，有那个头颅相吗？呃，这个呃，刚才李老说的这个天生犯罪里面，颅相他也是有研究的啊。那就是说，人类当中有些人。 他天生就是要犯罪的。对，罗布罗斯由此提出一个观点，在他之前呢是著名的古典形式学法学派的代表，什么贝卡利亚边信，他们那时候认为犯罪是理性的，是任性的选择，是追求快乐的表现。他告诉我说，不对，有一部分犯罪人他根本不是这个问题，他就相当于一头野兽走进了城市，你亮着红灯对他是没有意义的。对，他是觉得这红灯没有意义的，他想怎么走就怎么走，所以这类人叫什么呢？他说，天生犯罪人。 那么这个天生呢，在我们来看呢，当然这个话呢是早期的学者从心理学上的解读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知道人当中呢有一种现象叫做痴呆或者弱智，对，这是什么问题呢？遗传，还有呢，比如工伤、大脑炎啊、摔的摔坏了。那么，但是我们知道心理上，这个人天生的有一种能力叫情感。 嗯，可是有一种情，刚我讲了，后天抚养是很重要发展的情感的。可是也有一种人跟这个弱智是一样的，他是完全没有这个情感的能力，就是说白了，你对他多好也没用，他都是冷漠。就我们有一句话叫白眼狼，是白眼狼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你对他多好都没用。那么这种人你就会发现他有什么特点呢？你无法用人最基本的东西来制约他，什么呢？就是情感。 我们知道，人和人制约的力量有很多种，比如拿钱控制你，戴手铐控制你，拿什么职位控制你。但真正什么都不要的控制是什么？那就是爱。嗯。为了爱，我为你情愿做所有的事情。嗯。所以，这个爱呢，是一个很重要的控制力。比如说，对母亲的爱，我们发现很多犯罪人他可以犯罪，但他对母亲非常有情感。嗯。那这就是非常重要的。你比如说，北京有一个很著名的案件，白宝山嘛。嗯。白宝山当时四个警察去抓他。 他本来想掏枪的，结果呢，警他妈妈进来了。后来他讲的话是：要如果不是我妈进来，你们都完了。嗯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母亲的一份情感救了我们四个警察。嗯，所以什么叫天生犯罪人？就是他，他对母亲都不能形成情感。 那就是大脑里根本就有问题。比如那个北京有一个很有名的案件，吴若甫被绑架案。吴若甫对对，那个主主主角那王立军，不不说错了，王立 <laughs> 差不多，王立华，王立华，王立华当时就是这种情况，就是，他就讲了他在监狱里，他出来想大干一场，但是他说了我要这么干，我妈肯定很痛苦，所以第一个念头是我出来把我妈先杀了。 我天！叫他不知道痛苦，这样瞬间什么？瞬间不知道，我就能放开了。就不一样。所以，所以科学家这个对这些天生犯罪人、天生犯罪人研究，就包括他们的脑波啊，都是不一样。听说他们的智力好，都是停留在十岁左右的智力上。对，嗯，反社会人格。对，但是他他的在可能在实施犯罪计划的时候，又表现的有智商。智和情是俩问题。嗯。智商呢，就是恰恰反社会人格都极其聪明。嗯。他不光聪明，他还能驾驭别人。 嗯，所以反社会人格呢，就是带有团伙的，比如张军那个案子，你知道吧？张军对九幺八常德的那个抢劫大案，对，呃，这个张军也是这种人。哦，呃，王丽华是这种人，还有石家庄爆炸那个金如超。呃，金如超啊。所以这种人是指什么呢？他没有任何一个朋友，他跟谁都不在乎，他没有情感。嗯。但是呢，他在做自己的事情上绝对非常到位，所以这种人是一个天生的犯罪人，非常可怕。嗯，就完全没法防范。 就这种人活在社会上。我的观点是，这种人，这种人只要一发动第一次犯罪，就一定要长期监控。只要一，所以为什么我现在提出要要做犯罪人的心理评估呢？嗯，就是每一个犯罪人，当他一旦进入到我们公安、检查的法院的范围，你就要有一个评估。如果这个人是属于，因为我们的判刑是罪行法定嘛。嗯。但是有些人他可不是罪行法定的问题，也就是说，他这个人决定他是不甘寂寞的。 他是不甘现状的，不甘平淡的，他一定要做大事的。张军和王丽华都是这类的。嗯，所以这种人一旦进入到视线，就要长期监控。哎呦，否则他要失控的话，那对社会危害极大。咱们去一下广告，《锵锵三人行》广告之后见。哎，建锋啊，就呃，李老师，就是您刚才说了很多，就是让人觉得触目惊心的案例啊。嗯，并且我觉得你其实，在研究中，我感觉到你有一种慈悲心啊。就你会。 用一种很慈悲的方式去看待这些人的犯罪，就这这是给我的感觉啊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其实我自己做记者就会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接触到太多的这种阴暗的案例时，候，其实会让自己很不开心啊。那么你知道那么多犯罪的案例，特别是。 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一些可恨的甚至想算八张的人的车，嗯，我觉得对你的心理会有很有影响的。那么你周理学教授啊，一个犯罪研究的教授啊，对，你怎么来化解？对，您的心理怎么能维持正常呢？ <laughs> <laughs> 很多人跟我提过类似的问题，我觉得这要感谢于我的早期的学科背景，我学哲学出身的，嗯啊，我学哲学，而且我毕业论文写的又是黑格尔的哲学史观。 这个其实，我认为认识问题的思维呢，它是涉及到一个层次的问题，就是我们一般的认识问题呢，都是从空间开始的，而最优秀的思维呢是长度，是历史的思维，是时间的思维。嗯。所以我在研究心理当中有一个就是最大的一个收获，就是很多时候你通过一个案件，你可以看出一种人生的迷失。当然有些是看出社会问题。我为什么我不愿意谴简单的谴责社会？ 我认为最重要的时候，我们要把人的问题、把自己的问题搞明白。而且我在这也想说一点，就是我们有些很多的这个一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去斥责这个社会。我个人观点，社会实际上是。 很抽象的一个东西，是你我他形成的一个平台。所以你如果斥责这个平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应该是我们大家都小心翼翼的来维护这个平台，而不是我们大家都斥责这个平台。因为你不可能拔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拔出这个社会去。所以我们真正要去研究的是，我们每个在这其中的人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你要把他伤害了？你为什么不好好的自己过日子？或者你为什么不帮助他？你不解决他的问题？ 所以，在这个问题当中，我在研究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会发现，人这一生吧，实际上你要看一个点，你就会被放大；但是如果你要跳出来，你看一个长，就是人生，你就会觉得这事儿就明白了。对对对，站在一个长的这个这个怎么说高远的角度上来看待。对，所以我觉得犯罪心理呢，实际上就是人生的一种迷失。嗯。这样，你你要是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有时候跟犯罪人谈话也谈这个问题。我说，如果你早十年见到我，你可能就不是今天这样子。 啊，有些犯罪人自己也说这个话，我跟他，我几乎有的犯罪人，只要我觉得哈，这个人还有情感，嗯，我都要去做一些他的工作，就有希望。对，有些犯罪人确实告诉我，比如我告诉他，一个人吃的苦和和享的福是等同的，你不吃这个苦，你就享不到福。我说你比如早年上学这个苦你不吃，你后边一定找不着工作。 <laughs> 对，所以后来有的犯罪人他就跟我讲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真的听你这话晚了。”所以说啊，你看就是。 碰见很多这种极端的恶性案件呢，我都是认为啊，人类当中有一些人呢，是我不能理解的。但是呢，李老师这工作啊，就是设法去理解他们。对。可是因为这个呢，你看，我们也知道，我觉得您也可以聊聊。嗯。他也是被受到很多非议啊，社会上。我也丢李老师有个误解， <laughs> 是因为药家鑫最著名的药家鑫的钢琴手是吧？哎，你当时为什么对他有非议啊？呃，我的这个非议其实就是从网络那篇文章来的。嗯嗯。就是。 说那个，因为李老师以前其实好多观点啊，因为我自己是学法律出身的，我我我觉得是我是赞成的。嗯。但是药家鑫那个案子，当时您说这个这个这个，就是被 K 过程杀人就像弹钢琴嘛，嗯，就是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呀，我觉得这个话怎么能这么说呢啊？嗯。但是直到后来，就是药家鑫这个案子放这个时间的跨度里面，包括药家鑫执行死刑的过程，我们又后来又去做了这个了解采访之后啊，然后回过头来看李老师这个分析，我冷静的。 把那个很多文章搜索出来，包括把你的视频全部看完之后，我才知道你说的不是这个意思，你被误导了。那么就是我也问您，您就是像像您内心深处对药家鑫会有同情吗？嗯，我刚才曾经说过，就是嗯，不是，我说过就是对所有大学生犯罪啊，我都会心生这个悲悯嘛。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认为这个世界当中最珍贵的，就是天赋之才。 比如翡翠就是天赋的，对吧？这个珍珠也是天赋的，就是尤其天然的。那么人天赋之才是什么？就是他的智力和能力超出很多人。因为马加爵非常聪明。 要加薪，他练琴练到这一步，那也非常不容易。所以，只要是大学生犯罪，在我心目当中都是，因为我是当大学老师的嘛。嗯。所以我首先对于犯罪人，我很多时候都会很为他们遗憾，因为我觉得，如果他们不走上这条道，他们可以为这个社会做出很多的贡献来。嗯。而且这种才，有的时候不是培养的，从我们心理学上研究，这个智力的才啊，是天赋的。 嗯，这个技能的东西才是后天，的，比如言语是后天的，对吧？我们很多都是写字啊，都是后天的。但是你那个解数学啊，你那个绘画的那种线条感啊，这立体感，这是天赋的。是。所以，当老天造了一个很优秀的人的时候，他用这个去犯罪了，这真的是我认为世界上最大的遗憾的事儿了。但李老师，我跟你，这是我的，我跟你刚好不一样。嗯。我我是做记者的。啊。 我采访的很多是底层的犯罪，我觉得就是说，我觉得大学生犯罪很值得同情啊。但是很多底层的犯罪其实也非常值得同情，因为他们本来就缺少关爱，然后可能有很多的不公正压在他们的身上，然后这个时候他们爆发出来了。一方面就是他们确实很可恨啊，但另一方面我觉得。 太可怜，有时候会觉得我们这个社会亏欠他们很多。你比如像农民工啊，对小贩儿啊这种犯罪，对对，他是有个社会背景。你你说的对，我对对对，这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矫正。对我有的时候确实有这个偏差，但是我也是就刚才讲的，就是接触很多的这个底层。嗯，接触这个底层呢，我有时候一个感觉是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呢，它实际上刚才我们讲到一个遗传的问题。嗯，有的时候你会发现，我我记得马加爵案件的时候，有很多大学生当时。 骂我说：“给你十块钱，在校园里走一走，你就知道贫困的滋味了。”嗯，我后来给他们回话就是这样。我说：“如果你们再去看到没有天赋之才的这些人，在没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和能，就是其他的社会资源的时候，他们要比那个十块钱校园里走的大学生更可怜。” 嗯哦，所以你刚说这个呢，是确实我我，但是我有这个，其实我很在乎这个问题，也就是说对社会底层，因为我接触犯罪哈，嗯、能接触很多这样的人，嗯，有的时候你看这个犯罪人，你就会觉得他很可怜在哪儿，嗯、就他连这天赋之才都没有，嗯，比如我曾经在浙江遇到过一个系列奸幼的案件。嗯 很可恨在哪儿？他把一个女孩肚皮剪开，这个女孩当时肠肠子膨胀八个小时被家人解救，还活下来了。那么后来这个犯罪人抓到他以后，你会发现他长得就很畸形，就是一看就是不是优生优育的结果。然后呢，他住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就在那个山底下搭了一个棚子，他就住在棚子里。他的姐姐结婚了，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了。 他上不了学，上到小学三年级就不上，他上不下去，他学不懂。嗯。然后他是有什么生活方式呢？就别人让他干点什么活就干点什么活。可是他到了成年人，他有男人的要求。嗯，对对。所以他只能欺负比他更弱的，因此他就选择中小学生，而且就是做了很多的案件。嗯。所以有时候你遇到这种人，你的一个感受就是，确实他们很值得同情。嗯。那么同时，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呢，我也觉得这就是我们一个怎么样的来。 包括我记得商洛吧，曾经有一个呃，最早我记得八十年代吧，一个侏儒嘛，杀了大概有四十多个人嘛。是是是，也是这样啊，就是他就是这些人是很可怜，但是我觉得，这确实我们社会怎么去做的一个问题。很多时候就是人不是生而平等的，是吧？人真的不是生而平等的，就从体制上到地位上等等。这种人基本就一个方式，就是你把他养起来。 嗯嗯，所以要不是不优生优育这个问题就是，而且这部分人在社会犯罪当中，就是在在犯罪人群当中，至少能占到百分之十到二十。啊，得这么高，这么高。你到监狱里去调查，哎，我不认识字儿， <laughs> 这个我这个没上过学，或者我上上听不懂啊。嗯。拿钢笔都不会拿，就是很多啊，这样的人我见到很多，所以你对他们除了同情之外，你没有别的办法。 嗯，对，当时就在想，这种人只有一个办法，养起来。嗯，养起来还有一个他的精神的问题啊，就是性的问题。性的问题，他们有性的要求。哎，真是啊！其实我看很多，就是你看，包括那个呃同学，大学生投毒的那个哈，我怎么后来在他们的日志里啊，嗯都发现找不着女朋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 呃，包括那个是是不韩国的那个性格缺陷，这个性就是好像表现出特别渴望找女朋友，但是找不到。你知道男人这个问题失败在哪儿吗？啊， <laughs> 教教我们。 <laughs> 我曾经给概括过男人吸引女人的这个几个角度啊。嗯。第一，长相。这个第二呢，你长相不好不怕啊？像沈阳长得一般，赵本山一般，你只要能说会道。第三个有钱。啊。不说了。第四个有权。最后一个。 就是如果前四个你都不具备，你有情有义，嗯，哎，什么叫有情有义呢？就是你待人实在，你能吃苦，能为人付出，嗯，那么这种男人也会有人爱，嗯，那什么人最最糟糕的呢？嗯，就怕自恋的，就是前几个都没有，然后又特自恋的，他自尊心很强，他很要强，但他能力很低，他实现不了的时候，他很愤怒，啊，这个时候这个男人就很麻烦了，所以这也是一类。 娶到真精了啊！ <laughs> <laughs> 所以我就说，男人长得丑不怕，你一定要肯吃苦。对对对，肯吃苦。哎，这这说的对我们男人很有用。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对，这李老师啊，这讲的很好。但是呢，我想问问你啊，平常经常在网上，因为你的言论遭到非议，你对这个网络环境有什么感想？呃，我是，因为我是一个学者吧，可能我的想法就是。 只要你自己的内心，这个纯净啊， <laughs> 真的就是内心。这是谁的一句话？哎，就是，也就是说，你你第一，你相信自己的研究；第二呢，你觉得你研究是否真的就是不是有任何私利在里面？嗯，如果我没有私利的话，我真的是一个。 客观的一个角度在说话的话，那别人的误解你不要怕，因为这个社会是多元的。但是您比如说，您会比如说反思，好比说，比如说当时要要要要加新的这个理解，您您今天认为是错了吗？我是对你说的这个问题很很重要，就是我我是因为研究心理学的，我认为吧，人的心理的痛苦很重要一点在于他只能认识外界，不能认识自己。能认识自己的人不痛苦。嗯。那么我我当时这个案件呢，刚开始也有点郁闷。 那么我自己后来采取的方法就是什么呢？真的认真反思。我反思完以后，当时我也看到网上有一篇文章，就是语境的问题。我后来当时写了一篇博文，就表示赞赏。我认为我在这个案件当中呢，我走了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思路，而忽略了老百姓的感受。嗯。因为我研究的犯罪多了以后啊，你就会对很多问题，比如说你有一个区别了，比如这个犯罪人和那个犯罪人，你会知道哪个更可恨，哪个稍微还有点可可怜，或者甚至有点可惜啊。嗯。 那这个我的这种感受呢，可能跟我专业背景有关，但老百姓不管，因为他行为确实很恶劣，对吧？你把人撞伤了，你还还扎人，所以我反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，我没有真正的去研究公众的心理，我只研究了犯罪人心理。嗯。所以这就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你在这儿，你有一个话语权，你没有说出大家的想法，你只说了你自己的想法，所以让大家对你有意见，这是正常的。 但我也不懂，就是他说这个“武八刀”啊，就像是因为弹弹钢琴，呃，就是做出了这种动作，为什么这个呃群众就会有非议呢？就很不高兴。这个如果我从当时的一个媒体人啊，一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人的感觉来说，因为我们会觉得叶嘉欣这个事情上非常的恶性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杀人就像弹钢琴，这个感觉就是好像己为叶嘉欣辩护。 这个是大多数公众从传播学上的角度来说会引起大家反感的。从回头看，这个事儿就是等于不完整，我只说了其中一段。如果我把前后话都解释了，大家就可能明白了。可是我后来没有这个机会，所以 <laughs> 也就没法弥补了。但实际上还是跟弹钢琴有关，你觉得？对。接着为您播出《跟他的有西安有关文明启示录》，而不是分析动机。对。嗯，也就是说，在我们专业上来讲，它是几个角度。